锵锵三人行，哎，马先生啊，哎，这不围巾披上了，暖和， <laughs> 暖和。哎，你不像广美啊，人家整天感到的是人情冷暖啊，是吧？ <laughs> 呃，上次朋友圈发了一个什么呢？最近就说这个人面兽心的，不是忘恩负义的比较多，对吧？但是你看，我经常从广美的朋友圈里找《锵锵三人行》的话题， <laughs> 今天我又找着一个，我给你们看看，刘嘉玲四十九岁生日，嗯。 朝伟负责貌美如花，嘉玲负责赚钱养家，你知道人现在要做的这一组，你看说女神天王都来了啊，几十年王菲啊，呃这个林青霞呀，什么赵薇、关之琳、邱淑贞、钟楚红，张学友给她伴唱啊，不是伴唱现唱 <laughs> 啊，然后说花了几百万，刘谦儿给表演魔术，然后法国画家画画，老公搂着切蛋糕，是吧？ 然后你知道，据说刘嘉玲穿的这是二十年前的裙子，嗯，现在穿身材一点儿没变，嗯，我的天哪，你说那是二十年前那裙子有点大，可能，哈哈哈哈哈。对对对，现在穿着感觉就合适了，合适了，合合合合合适人鱼线啊。对，然后这个把刘嘉玲印在钱上， <laughs> 我是把钱印在刘嘉玲上，英镑，英镑做背景做背景，然后呢，哎，就这这这篇东西啊就开始。 分析这两口子，说这两口子这么多年来怎么分工呢？呃，就是梁朝伟专心演戏，嗯，刘嘉玲更像是个总裁，负责赚钱养家，嗯，然后老公，你看这是对比，老公在演戏，你看老婆在炒楼啊， <laughs> 老公在演戏，一代宗师，老婆在做董事长，老公在演戏啊，老婆在自创护肤品牌，老公在演戏。 老婆也演戏，还拿了影后， <laughs> 这家伙太绝了，你知道吧？ <laughs> 二十七年不离不弃啊！这个他们结婚二十七年了是吧？在一起二十七年。二零零八年，俩人结束二十年爱情长跑，在不丹完婚，一起度过了三个七年之痒。尽管有不少波折，但是两人携手走到今天。 而且这个气场感觉啊，说每段爱情的最初都是轰轰烈烈，但在激情沉淀之后，如果他还牵着你的手，请勇敢的一直朝前走。 <laughs> 他他是一个现代婚姻的一个一个标准的制式，就是把恋爱拉长，把结婚缩短。呃，他二十七年，这听着挺长的。如果他们这种状况啊，你从二十七年前就确立婚姻就法律关系，未必能坚持到今天。这是。 因为不是说他俩人怎么样，而是说社会制度对他的压力会增大，他就可能扛不住就崩开了，明白了？嗯，所以他这个挺好，恋爱二十年，结婚才七年。还有二十七年前，可能两个人的那个知名度也没有大到那个那么，呃，不像今天那么大的知名度啊。他就有很多因素啊，这这个他算一个现代社会的婚姻制度的一个。 一个启迪，我们只能说是一个启迪。但是我觉得撇开这些这些呃俗世凡尘的这些压力吧，我我觉得嘉玲给我的感觉，她真的是一个很很很很智慧，而且气场很强的一个一个女人。我觉得在她身边，而且我觉得这几年她的变化很大。就是以前你还感受她，现在你看到她，你会觉得她特别的淡定，特别的舒服。我觉得，嗯，婚姻对她来讲其实。 虽然短短几年哦，但是两个人走过二十七年，真的是很不容易，真的是很不容易。而且你说这样子的一个形态，就是说凡举凡中国发生的任何时尚大事小事，一定会有嘉玲出现。我有时候都怀疑，嘉玲是不是有好几个分身？嗯，她怎么能做得到？那这样子你怎么维系你的家庭生活？你怎么样维系你跟你老公之间的这个感情？而且，感觉那个梁朝伟特别的低调，然后特别的。 你是在哪儿？你永远见不着他。对，而且我觉得还有一，我经常我从外观上看，我还有一种经常一种感觉，就是梁朝伟这一代宗师啊，他实际也是需要嘉玲去呵护他的那么一种感觉。那两个人，两个人最重要的是合适，其实就是两个优秀的人未必能组织一个和谐的家庭。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一点是合适。 呃，婚姻危机的是就在今天社会啊，我们很现实的说，今天社会如果两个人的就两个有名的人维持一个很长的家庭呢，重要的是男人而不是女人，女人做的往往比男人好。我我现在觉得真的。 你看，这一点，广美听着很很很顺。说他的嘛，对吧？对对对，这这是这关键都是这这我说的很很公平的话。是个女的，要是了不得起来啊，她比男的可了不得的多，对吧？她这个这种多面的兼顾啊，她都能够，你按哪个男的能做到这样？但哪个？我说的这话是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说为什么说主要是要看男的？因为男的承受社会的压力和诱惑都大于女性，就男的承受的。 所以男人就很容易，就是现在一个词儿不叫劈腿吗？你为什么劈腿？是有压力才劈腿呢？没压力谁劈腿？你劈个一字马没有压力劈不开吗？就这个意思。那你比如说女的，女的劈腿呢？女的劈腿是也有，这是凡事都不能绝对嘛。但是从整体上讲，今天的社会，呃，就是两个有名的人在一起，组织一个很好的家庭，那男人的这个关键在男人，呃，女人占的那比例比较低。你你再比如说，你像这个王菲。 也是，我现在就觉得，嗨，你说这个王菲现在也混成一种一种境界哈。嗯。 <laughs> 她这种境界就是说，你该怎么说呢？就是一个人呐，只要随心所欲的活着，对吧？她他就什么都不缺。那当然。对吧？而且她现在她的婚婚姻跟恋情都影响股市了嘛？你上次看到 <laughs> 那个对对对。报道。对呀。而且你看，你就是说，哎，不管是怎么的，人生的价值，还是商业的价值。 他哪哪儿都不缺，哎，就是人活到一定度，那天我还跟一人聊这问题，我说人活到一定程度啊，你就可以靠着生活，就维持你在社会上的存在。那当然，你嘛就是，哎，你比如你跟谁谈个恋爱，哎呀，像我们老实讲，我我从小我小市民啊，我小人之心， <laughs> 这是我 <laughs> 我一主持人吭吭吭哧天天干活，干一年能挣多少钱？你知道吗？但是。 哎，人家混到一定程度了以后啊，哎，我谈一恋爱，哗，多少广告照样。那那那不能这么说，他他这里最主要一个，我得说这个啊，就他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本人的这个背景，就是王菲王菲从唱歌的这个角度要求他，他是一个天才，所以呢，他站在这个天才的角度上，他就可以挣钱。你比如我再举个例子啊，虽然不是很恰当，但是很说明问题。就最近这个英国有一个猫。 那个猫呢？那个长相很古怪，呃，就是一个好像是不愤猫，就看什么都看不上。这猫替主人一年还是两年之内挣了六百二十五万英镑。这猫才两岁，那主人天天呵护着。那你想，这猫一进来给你一年挣好几百万英镑，这猫拿到哪儿都是有人去去去哄着，又要给它拍电影，又要出什么各种玩具，干什么，挣了很多钱。 那就证明这个猫的自身猫多了，为什么都不挣钱呢？就这猫的那个长相，你要看了以后太有意思。这猫的名字叫不爽猫，就看什么都不爽， <laughs> 特有意思。 <laughs> 嗯，它有它的范儿。但是其实文超，等一下，我还要补充一下你那个，你对于王菲一直有那个 <laughs> 这个愤愤不平的。没有愤愤，不是你对于人家的，我知道他是我们的偶像，但是就说你一直对人家寄予愤愤不平，就是套句毛老师的话。 王菲在歌唱界她是天才，在主持界你也算是个天才，但人， <laughs> 但人家多洒脱啊！你就永远老觉得自己在干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这是我真的不能理解的事情。人找你拍广告，嗯，你还觉得这个钱挣的有点丢人，对。我现在都不那么想。你这个完全跟好莱坞的那些那些大演员一样，同一路子。我只是觉醒的总是晚，你知道吗？就是到后来后悔了，每个钱刚来的时候都拒绝。 都觉着不该，都觉着害臊，但是到最后觉着拼命想拿的时候，时间也就晚了。分 <laughs> 析这个事儿啊，挺有意思的。你看啊，男的，你比如你，你比如像王菲姐姐哈，你注意到没有？咱就爱现在爱聊这个主流价值观。嗯。其实呢，你不管别人对他的事情你说好说坏，为什么最后你没有话说？他还是在主流价值观里头。我要指出的是，对吧？哎，比如说。 但是我又我又得说，这个主流价值观呐， <laughs> 女的做比较比较自然，一边通常可能我对女性有误解啊，但是通常我觉得女的大体是，我如果在婚姻内，我就尽量维持我这个婚姻，如果我觉得我的婚姻不满意了，那么我结束我的婚姻，然后我开始我新的恋情，我觉得往往女人这样是比较自然的，是不是？ 当然不是， <laughs> 出轨。女人要背负的这个社会的舆论， <laughs> 这个家里面人的那个指责，那可比男人大得多得多得多呀。你看男人婚姻内的，你看男的为什么一般不行啊？就是你就出轨，是吧？你你是在婚姻内，然后你出轨，这样的话你的形象，一般人也会你觉得出轨比较可怕，还是红杏出墙比较可怕？ 一般人肯定觉得红杏出墙是比较严重的。你觉得呢？按照传统文化是他说的，红杏出墙就更可怕一点儿。但是今天的社会已经很宽容，就是把这个事儿基本都对等看看看待了啊。就是男女的这这个婚姻中出轨的现象，现在基本上是一个平衡现象。就换句话说，没那么多女的出轨，那男的出轨找谁去？对不对？ 对 <laughs> 对对，这理论不错。对对对，然后我我刚才就是接着你那个话题，就说王菲，王菲呢，她有一个，我觉得她有一个度掌握的特别好，就是她所有的个性表达全在框架之内，她不会出格，所以她所有的个性，我对她的所有个性表达只有一件事记得住，就是有一回我看一个报道哈，说她是一个很重大的演唱会，演唱之前马上就要上场了，就觉得这个鞋子怎么都不合适。 最后他把高跟鞋两边一甩，光着脚丫子就出去了。嗯这是他就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或者说我唯一记住的一个个性表达。这个个性表达是在框架之内的，而且很容易博得所有人的认可和同情。虽然他是他不一定是设计的，嗯，或者说在一瞬间可能有一个小设计也背不住啊，这个我们都不无从知道。但是他的这个让公众接受的度，他会掌握的很好。包括他跟。 在公众面前的某些调侃，啊，包括他有些就是很冷面的那个这个表演，都是那公众可以接受的。所以他再加上他有天分，就是说。 您这所有的潜质哈，是您确实得有才。对，您要没才，您跟我玩这套早就烦了，是不是？广美，你所以你说的也对，我的确是一个天才，我具备了所有天才的缺点，唯一没有的就是天才， <laughs> 就没这才啊。而且你不敢，你不敢光着脚丫子做节目吧？可以啊，我一穿凉鞋观众就投诉， <laughs> 对待工作不严肃，然后我赶快把鞋穿上。这是，这我我的意思是说啊。 就是，首先你当然得有一个，呃，有一个基础。但是另一方面，我最近老在想，咱们现在也提倡这个主流价值观这个玩意儿。主流价值观呢，很有意思，你就琢磨琢磨吧。就是好像的确存在一种公道自在人心的东西。嗯。比方说王菲和谢霆锋，甭管你网上多少人骂人家，对吧？但是这个事情，逃不过一个公道自在人心。最终人家有这个权利，有这个自由，承认了吧？ 解除婚姻了的人当然有恋爱的自由，谁跟谁好也有自由。所以你是你说下大天来，这都没用。但是你看，另有一种，老实讲，在啊，你有婚姻，但是你出轨，像我这么开放的人，我其实认为这个问题也是可以讨论的。但是我也必须承认，对于我们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上来说，你要这么干了，你的公众形象就叫一落千丈，这就是事实，嗯，对吗？他。 它两件事儿就是有特别本质的呃不一样，所以说这个我刚才发现马马先生讲的，我觉得王菲你别看他这么多年来种种离经叛道，对，可是你从另一方面我又注意到啊，他还是在主流价值观里，就我认为的主流价值观，对对对，没干出什么邪恶的对对对事情啊，对，所以所以他公众很多人喜欢他跟这个有道理，就是他不管是哪一步他绝对是在这个框架之内，没有框没有跨出框架之外去。 我们有的人一跨出框架之外，马上就完了，对不对？对，就好比说，比如说明星啊，说有有有有的人离个婚就怎么怎么样了，对，的确会有人很多人骂哈，但是这个事儿啊，他扛不过天理，就是说你法律上结婚离婚是自由，也不光是法律，我们今天道德上也认为结婚和离婚都是自由的，就是大部分人认为只要你符合法律程序的离婚，你再怎么受谴责，这个已经被今天社会认可的，对，是不是？ 光美怎么光笑成这样？ <laughs> 什不是我，我觉得比较奇怪，你怎么用“离经叛道”四个字来形容王菲？我一点不觉得她离经叛道。那不不，她又不太正，不是按照这个很中中规中矩的去做事儿。嗯，她所有的事情都要多少甩开一点啊。我我我对我的我对她的感觉，她可能更多的是在她的表演工作上面比较。 我用推陈出新的方式来形容他离经叛道，我真不觉得。你看他多年也潜心佛法，你看人家唱佛歌，我怎么就觉得他跟离经叛道是扯不上边的？我觉得离经叛道的是狗仔队， <laughs> 你说是不是？哎，今天我看见，我说我说当然说这东西在公共场所怎么着拍着了，是是不也是法律边缘的东西？但是。 就这个王菲，人家弄手机啊， <laughs> 他们拍在旁边跟着的，可能是香港狗仔队， <laughs> 拍手机屏幕上面写的谢谢霆锋的那个英文名，发信息，你说这么拍，哎，我觉得这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吗？我说这个太不符合了，就是窥探别人的隐私，我觉得窥探隐私，你作为个人啊，每个人都有这种窥探别人隐私的这种癖好，每个人都有啊，但是你作为公众的，就是你把它变成一个公共信息。 从某种意义上讲，你的变公众信息是你为了赚钱，对不对？狗仔队都是要挣钱的吧？嗯，他不是做公益吧？这事儿肯定不是公益嘛。那这个就是你在你赚钱的同时，如果伤害到别人的利益和人家的隐私，那肯定是有问题的，不符合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是是，是吧？我跟你说，还有一离经叛道的，我还请你们评点评点。你知道张家界，嗯，旅游胜地，嗯，这马老师有没有注意到那离经叛道的？你看他们有照片吗？ 光着屁股跳舞的啊，不是，这不是光着屁股啊，这是你看我的品味。说前一阵儿冬雨啊，嗯，张家界，你看咱们可以宣传张家界这么美的风景。这中中华人民有的，当然被少数人收了门票， <laughs> 但是你看，你看这是张张家界的烟雾弥漫，然后还有那光屁股的，还有吗？哎，这这是杂耍吧？这个对，这个人后来我看到了，他他弄了一堆的绳子绑在身上，他跑到那悬崖边上，我觉得这就有点特滑稽。 哎，就这他是绑着绳子的，你看要看苗？这这就太赖了，这都是个赖皮，对这不对？这谁不敢？你绑个绳子我也敢，对不对？你但是那绳子一定要结实，是吧？这叫离经叛道。对对对，这就这这就特奇怪。我一开始看那小照片，我还真以为就是说这人，我还想他胆儿挺大的，起码没有恐高症。一看到拴着绳子，这事就就有点过了。他现在是利用这种擦边的事儿来。 来宣传这个推广，这个张家界景区。而且这个舞蹈家听说还是是也是受到启发的吧？之前好像更早有一组这个婚婚纱照，也是全裸的婚纱照。不是婚纱照怎么全裸呀？他只要有婚纱都不算全裸，全裸就是没有婚纱吧？马老师 <clears throat> 只带头纱，您说这叫全裸还是有？就带头纱啊，身上没有啊？那那对 <laughs> 照照婚纱照，这叫这叫干什么呢？ 这就是吸引眼球嘛，就是我觉得哈，咱现在先先先说啊，这俩人是不是夫妻？如果是夫妻，我觉得就没什么可指责的，他们俩愿意，对不对？只要是说那天照的时候进场了，没什么人，摄影师又是他亲戚或者是他雇来的，都都可以。但是如果这俩人不是夫妻，啊，因为我们现在没没法去考察这个事儿哈，那就有。 就是利用这事儿，这个或者说是一个文案来策划这个事儿，让吸引眼球而已。不过马老师，他不管是不是夫妻啊，我觉得拍了这照片，也许是他们的自由。但你知道这照片我昨天在哪儿看到的吗？嗯嗯，就是张张家界的一个叫什么网，就张家界自己本身的一个网站。嗯嗯，就是他们宣传嘛，那就是。我我觉得这这真就是离经叛道了，而而且。 就很多网民，就很多各种的论述啊，大家大家一起评价，人觉得我觉得挺好的，挺美的。就是说我我，但是我觉得这些这几组照片啊，我觉得跟美感两个字是完全的扯不上边。风景真的很美，里面有几张照片那风景美的都不行不行，但我得把那两个人摁住，摁住之后那个风景真挺美的。对，我没看，你看了没？这个提出来的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他这个宣传啊。 可能是面向着某一部分受众，你不能不承认有一部分中国游客，他们到了一个很美的旅游点他们做出来的一个动作呀，是不太符合中国山水画理论的，对 <laughs> 吧？他他他就是这个人，哎，中国人讲山水中的人呐，嗯，对吧？山水中的人，你是融于自然中，但是有些时候我们那个到此一游啊，或者骑在哪儿啊，或者大小便呢，那么你说？ 不也是一种？你说他是因为这个地方美来游的吗？还是？当然是为了这个地方的美。还是觉得这地方热闹，是个旅游景点才来的？不会吧？没有，我那辛苦，大部分人都认为是个旅游景点就是中国都是这样。就是我对中国有一个事儿都不解，就是刚才他无意中说了一句话，就说少数人收钱哈。这个全世界哈，收钱的地方都是博物馆，什么就是人文景观。对了，自然景观都是免费开放的。 那东西不是上天赐予你的，你怎么关上门就收我们钱呢？我把这个道，那不就是收收留下买路钱吗？所以中国现在这种旅游景点，什么张家界啊，什么九寨沟啊，什么就所有的这种全都巨贵，好几百块钱一张票。对，我就非常不理解的是这点，因为我在加拿大呀，在美国，我感觉人家那个国家公园呐，一大片自然环境，没有什么门票吧？人家国家还提供一些设施，烧烤啊什么的。对对对对对对对。这。 中国这个，我为什么愿意宣传？因为我觉得这风景是属于我的，我我有一份啊，是属于人民的呀。但是实际上，怎么有一些人圈起来？就谁给的这权利？我现在不明白，我都不明白。对，怎么说啊啊，你说你是人为的，比如说你弄一个北海公园、承德避暑山庄，你还是人为的，还可以，那全是自然景观。 三警官在国外，我都没碰见过收钱的，谁也没地儿收钱去，对不对？咱们有一些要申请什么入山证啊？那那都是他们就当地全是当地人嘛，把路一卡，完几条路一卡就开始收钱。而且有的地现在不光是咱们知道这种景点，我去过很多一点名都没有的景点，也有人把着收钱。你说你到跟前了，你不给他钱吧，你就进不去。你说我绕道吧，你还道不熟，是吧？你跟他打架吧，你犯不上，所以你就被迫给他钱。 这种就没人管，所以啊，这是咱们这中国的事儿甭多说了哈。最后呢，咱们我给你放一个国外的人家《人与自然》的这种极限运动，我挺爱看的。哎，一个东西就是我跟你说，它不叫离经叛道啊，它叫惊世骇俗。我得给你们看，该不会又是我朋友圈发的图片？ <laughs> 这次这次这次不知道谁哎，但是谁都爱看。你瞧瞧，你瞧。 啊，只不过这个我们这就是极限，跟我对我们来说就是根本不只能仰望，把颈椎仰折了也得这么看着，没法平视，平视都不能看。我就觉得人家外国人这种拍出来这种就是人与自然的这个这个关系这个表现哈，特别让我们感觉美啊，还是振奋。 悬崖，悬崖上往下跳，对，上那高空跳伞。咱们这个离经叛道，那么光屁股，哎呦，我还要拴根绳儿呢，拴 <laughs> 个绳儿，你拴绳儿？对，我耍狗熊才拴根绳儿吗？耍猴儿， <laughs> 丢人，他丢哪儿去了？对。